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号啊，墨索里尼呢在米兰组织了一个叫“战斗法西斯”的这么一个组织，想呢复兴古罗马帝国。法西斯这个词儿啊，原来的意思呢，指的是这个古罗马官吏外出巡视时候拿的这么一个东西，象征权力和威势的这么一个棒树啊，一束棒子中间呢插着一把。 斧头啊，这个就是象征着权力，所以很多这个欧洲的王室他的文章上都有这个法西斯标志啊，一竖棒子，中间插一把斧子啊，就是你如果犯罪，可以拿这个棒子抽你啊，罪过大了，把斧子弄出来，把脑袋砍下来，是吧？就相当于这个尚方宝剑如朕亲临那种感觉，所以它原意是这么一个东西，啊指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是吧？那么战斗法西斯呢？它就是借用了这个东西的这个名字，所以法西斯这个名也就臭了啊，变成一种主义了啊。成员都穿黑衫啊，就跟希特勒那个党卫军似的，所以又叫黑山军，是吧？墨索里尼说了，黑山是人苦耐劳的标志啊。他叫嚷啊，打倒一切政党，把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的。 洪水猛兽般的乌托邦精神一起扫荡，战斗法西斯组织的成员大部分呢是失业的退伍兵，包括这个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哲学家邓南遮的信徒。一开始呢只有这个四五十个人啊，比希特勒那小党人数还少一半。到了二零年的时候呢，也就一百五十人，那时候希特勒都有几千人了。但是呢。 随着意大利国内形势的发展，这个组织得到统治阶层的资助，人数就开始急剧扩张。二二年，党徒达到了三十二万，基层支部遍及全国。在这期间，墨索里尼把战斗法西斯组织改名为国家法西斯党啊，并且呢建立起党内个人的绝对专制。到了二二年六月。 意大利法西斯公开跟王国政府抗衡，宣布呢要夺取国家政权啊！这个墨索里尼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法西斯起义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一年的这个十月，法西斯代表呢在那不勒斯召开大会啊，这是夺权之前的动员大会。在会上呢，墨索里尼宣布，不管政府是不是给我们权利还是要让我们去夺权，我们要向罗马进军。 他公开要求我要担任首相啊！我要得到首相一职。法西斯主义者不想从奴隶的门走向权力啊！我要当首相。所以他的这个黑山军呢，按照这个军队进行这个编制。到了十月二十八号，法西斯四巨头分别率领四个军团向罗马进军。墨索里尼自任最高指挥。其实这个黑山军呐 这个时候就是一帮散兵游勇，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武器，大部分都是街头流氓打手，斗殴还行，地痞无赖。这个就更像希特勒搞的那个啤酒馆政变，但是进展非常顺利，沿途遇到真正的抵抗。这个时候，意大利的金融集团啊，上层贵族啊，是渴望结束混乱局面，寄希望于墨索里尼。王室的重要成员也支持他。 是吧？所以十一月二号，意大利国王召见墨索里尼，请他组阁，并且呢，跟他一起检阅进入罗马的这个法西斯黑山军。二二年十一月三号，墨索里尼组成了这个新内阁。他知道这个法西斯党啊立足未稳，所以并没有立刻组成清一色的法西斯内阁。内阁当中呢，这个还包括了左右翼其他党的成员。 部长的任命也兼顾了其他党派，但是这只是权宜之计啊！渐渐的实力壮大，最终啊，他把这个议会都给取消了。墨索里尼上台之后呢，制定了一系列迎合王室和统治阶层的内外政策啊，同时呢，宣布实行新经济进程，大力压缩政府开支。 把大量的资金呢用于工业投资啊，在军事上呢取缔党派武装，建立法西斯民兵，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建立这个法西斯大委员会。为了笼络工人，墨索里尼呢倡议翻修道路、架设桥梁、兴办学校、开设医院，然后建筑低价的房舍，啊，扩大工厂。不到几年的光景，意大利铁路实现了现代化运输。 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啊，他还提议给母婴发放福利津贴，整顿社会治安啊，搞好房屋住宅建筑规划，加强卫生设施，兴修水利。所以他开创了这些事业，为社会谋福利的事业。 活脱脱的就把这个意大利呢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幸福指数极高的国家。说白了，就这也是国家干预啊。后来这个罗斯福新政，包括希特勒走的，其实也都是这种路啊，就国家干预。呃，只不过就是他是走的这种法西斯专政的这个道路，那搞得跟现在北欧似的。如果不看以后的二战结局，这位法西斯领袖真是一个时代的伟人。 在墨索里尼时代啊，尽管很多人遭到破坏，建筑师却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受到这个尊重。二战期间，大多数本国建筑师没有逃到国外，很多人留下来参与法西斯政权的这个建筑项目。御用建筑师和他的同事们共同设计了墨索里尼的新城镇啊，为他在利比亚、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修建了殖民地风格的小镇。 各种这个惠民工程，甚至墨索里尼很好的打压了黑手党等民怨已久的前政府根本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反黑就得墨索里尼这样的，我比你还黑，我是最大的黑社会，是吧？你跟我斗，对吧？所以这个正因为有了这个新经济政策很好的铺垫，到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意大利出人意料的相比其他西方民主国家。 没有遭遇什么重创，这也让这个意大利的老百姓啊，对他们的政府和领袖十分拥护啊。这个领袖在这个意大利语里是嘟起所以你看，这个意大利老百姓一见面啊，就高举右臂，就喊嘟起，那就“肚脐儿，肚脐儿”。一见面就喊这个。啊，说意大利人怎么这么流氓啊？男的女的见面喊“肚脐儿”，这什么意思？领袖是吧？啊，当然这还不够。墨索里尼不仅仅是在改善国家基础设施。 和老百姓物质生活上努力啊，精神文明建设人家也不落伍，两手都要硬嘛啊，两两手抓是吧？哎，别忘了，莫老师是有文人气质的领袖啊。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这个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的威尼斯电影节，就是墨索里尼在三二年主导发起的啊，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电影节。戛纳、柏林那是后来的，头几年那个那个那个。 大国师张导导什么《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是吧？两次获得这个威尼斯电影节的这个金狮奖嘛，啊，就是从这儿开始，他算国际大导演啊。当然顺带手捧红了巩俐啊，这都是沾墨索里尼的光啊。但是后话了。除了这些大事儿啊，就是说这个小莫老师的私人生活，咱也得八卦一下啊。墨索里尼是一个热血青年加风流才子，而且呢还有意大利人本身的那种奔放，荷尔蒙非常旺盛。 呃，统计他有十四个情人啊，然而呢，他人生当中发出的最后一封信是给他老婆的。他说他老婆是他真正爱过的唯一的女人。所以人性是很琢磨不透的啊，出去沾花惹草完了还是觉得自个儿的糟糠之妻最好啊。所以现在很多天朝的官员不也这样吗？是吧？不过呢，比起在这个女人身边的这个温柔乡来，墨索里尼更热爱的是对外扩张和侵略。 当年的世界和平守护者露出了狰狞的獠牙。一九三五年十月，墨索里尼悍然发动了对阿比西尼亚，也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这个时候，这个意大利已经占领了埃塞俄比亚东面的索马里啊，就是现在这个闹海盗的地方啊，和东面的这个厄立特里亚啊，这个就是。 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一度是一个国家，后来分裂了，两国就整天打挨饿嘛，挨饿战争越打越挨饿，是吧？当时这个意大利呢，虽然不能跟德国相比，但是呢，对于这个埃塞俄比亚这样一个几乎还处在中世纪的部落国家来讲，是一个巨无霸啊啊！可是这个巨无霸跟麦当劳没有关系。意大利拥有当时先进的现代化武器，完整的工业体系。 能够自己生产飞机、坦克、装甲车啊，虽然这些东西质量不咋地。著名的的企业是吧？比如我们现在比较知道的就是菲亚特是吧？菲亚特汽车啊，菲亚特汽车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我小时候见最好的车就是菲亚特幺二六 P，比奥拓还小。还有那乌诺啊，乌诺也比奥拓小啊，那种小车，王八壳似的啊。现在没人要了，但菲亚特人家是一个军工复合体，飞机、大炮、坦克是吧，都能造。 而这个埃塞俄比亚连统一的军队都没有，只有属于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卫队和这个各封建领主的私人军队啊。他们的这个武器呢，主要是长矛啊、弓箭啊、棍棒啊，少量的枪支是吧？力量这个对比这么样的悬殊，所以墨索里尼叫嚣啊，说惩罚这些非洲蛮子，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不过比较搞笑的一点。 意大利要打埃塞俄比亚，不是因为那儿矿产资源丰富，也不是因为那儿有石油。这场战争呢，说白了，就墨索里尼一个人想打，其他都是浮云啊。因为他想恢复大罗马帝国，当年罗马帝国的辉煌就是击败了非洲的腓尼基人啊，把迦太基城夷为平地。所以他觉得呢，自己也应该这么干啊。墨索里尼要打非洲，当时这个。 非洲基本上已经被列强瓜分完了，只剩两个独立的国家了，一个是阿比西尼亚，一个是利比里亚。利比里亚呢，是一些个美国自由黑人啊回到家乡搞建设建立的国家，在这个血缘和关系上啊都跟美国联系紧密。利比里亚的这个首都呢叫门罗维亚啊，就是为了纪念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国旗也是星条旗，不过就一颗星。 所以他这块地盘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大哥保护，没人敢惹；而埃塞俄比亚没人保护。当年这个一八九六年的时候啊，意大利远征军就远征埃塞俄比亚，一万七千现代化装备的远征军被十一万拿着棒子和长矛的埃塞俄比亚人打得全军覆没。然后意大利还给这个埃塞俄比亚赔款了一千万里拉，是吧？和两百万美元，这是。 亚非拉人民近代反侵略战争唯一一次取得胜利的战争啊，因为非常他们幸运的是，对手是意大利，是吧？啊谁对手是意大利都能很幸运。啊中国也一样嘛，是吧？意大利要租借浙江三门湾啊，然后被大清总理衙门断然拒绝。那总理衙门都把意大利国书扔地上了。你想中国什么时候这么横啊？谁意大利你们算屁？啪，国书扔地，谁不知道你们那就会做面条，还没我们炸酱面好吃，是吧？给扔地上了，啊，他也没辙，是吧？所以这一次。 墨索里尼说：“三十九年前的仇我们要报，又来了。但是由于这个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啊，埃塞俄比亚是个独立国家，你要打其他国家能不能答应？是吧？英国、法国会不会同意啊？德国能不能同意啊？” 当时这个德国和意大利虽然都建立了法西斯专政，但是毕竟没有结盟，还有矛盾。希特勒跟墨索里尼互相瞅不起，是吧？就是墨索里尼觉得我是法西斯运动的鼻祖，我才是老大呢，啊，希特勒你胃口挺大，一嘴蛀牙，你你能干什么呀？你是吧？那老大应该是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墨索里尼想在非洲扩张势力，肯定会影响到英法两国的利益。英法两国虽然经历了一战，元气大伤。 但是对付意大利，那那简直是毛毛雨啦，是吧？谁对付意大利有问题？你想想是吧？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可以轻而易举的就把意大利全部的海军击沉到地中海里，足以让意大利海军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法国的陆上优势是更加明显，法国陆军当时号称欧陆第一，对付德国不一定够使，对付意大利这种逢战必败的对手，那是百分之百的把握。说句实在的话。 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是意大利能战胜的。你想，他连一八九六年的埃塞俄比亚都打不过啊，给人赔款，丢人丢到姥姥家了。另外呢，就是这个背后还有德国啊，德国觉得一战的时候一开始是跟意大利结盟的，后来呢，意大利叛变倒戈，厚颜无耻，不讲信用，臭不要脸，是吧？虽然这个意大利逢战必败吧，是个负资产，但德国人觉得面子上受不了。你说好了跟我结盟。 是吧？结果你从背后打我是吧？隆美尔在这个一战的时候怎么得的蓝色马克思勋章啊？就是指挥的一个连抓了九千意大利战俘嘛，是吧？哎，教训这些个忘恩负义的意大利人是吧？一百五十人一冲锋，九千意大利人被俘是吧？被俘一百五十人数都数一半天，我站好了说报数报数还得是吧？重新画正字，重新再数一遍是吧？说意大利军队太有战斗力了，德国是战败国是吧？这么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变成个战败国。 狗屁不是，他意大利弄了个战胜国，而且呢，意大利他居然真的以战胜国自居，他一点都不见外，啊，你都不知道客气一下是吧？你不觉得不好意思是吧？他认为他对奥地利负有保护义务，而当时德国是处心积虑的想吞并奥地利的，意大利竟然恬不知耻的把奥地利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墨索里尼还敢陈兵意奥边界，因此德奥两国呀有矛盾。 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墨索里尼在非洲冒险啊，会遇到这三强的联合抵制。但是墨索里尼是见招拆招，他治国三流水平，打仗就不入流了啊，就不入流。搞阴谋绝对是一流的。他知道呢，英法两国跟德国矛盾很深啊，所以呢，就去跟法国勾勾搭搭，法国就上当了。 一九三五年的时候，法国的外长赖法尔啊，二战的时候呢是维希伪政权的总理，也是著名的卖国贼。他到了意大利，跟墨索里尼呢签了一份罗马协定。赖法尔这个人呢，天生就是一个卖国坯子，具有一切卖国贼应该具有的良好素质。你想，他遇到了这个老奸巨猾、权谋一等一的墨索里尼，他能是对手吗？法国派赖法尔跟意大利谈判，就是为虎作伥、与虎谋皮。谈判的结果。 法国人凭空给墨索里尼献了一份厚礼，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砸到小莫老师嘴里了。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